所以真相其实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人，绝大部分你也是今天刚认识的。叶修看着楼冠宁， <laughs> 其实我的社交关系主要也是在荣耀里的，这你懂的。楼冠宁说。叶修无语，这他太懂了。也就是说，别看楼冠宁和人打交道，仿佛一个交际花一般自如。 但事实上，这也是一个沉迷网络游戏的死宅，只不过他的身份背景毕竟不一样，所以对于这种场面融入的特别自如。我看你对这儿挺熟的呀，叶修说道。这私人会所，叶修几人连个请柬都不用，就凭楼冠宁一声招呼就可以随便出入，显然他和这里的关系不浅。那是。 我们一直在这边玩荣耀的嘛，楼冠宁说。了不起。叶修朝楼冠宁狠狠的挑了一下大拇指。这种私人会所，一年会费可能就要几十万，甚至上百万。在这儿玩荣耀，那和在网吧玩荣耀完全不是一个境界。两人这还扯呢，陈果早已经不顾一切的冲到那个年轻人面前了。 你说什么？陈果虽然很清楚能来这儿的人大概个个非富即贵，眼前这年轻人只是这气派就知也不是什么寻常角色。但被这样面对面的嘲讽还能忍下气的，那就不会是陈果了。大呼小叫的，平时语音用太多了吧？年轻人扫了一眼陈果，完全没有因为是个美女有所动容。 继续满不在乎的嘲讽着，只知道玩游戏，不知所谓，不学无术，你们的存在真的有价值吗？陈果更气了，但是他却不得不承认，年轻人最后说的这番话，确实是社会上一部分主流认知。 哪怕如今荣耀职业联盟搞得如火如荼，也依然有很多人不会把游戏打得好当做是一种才能。陈果方才穿梭其中和这些人打交道，明显感受到了这一点。那就是对这些人来说，荣耀也不过就是种种可以用来赚取利益的项目之一。 和他们谈荣耀的商业前景，远比和他们说这个游戏多么有趣、多么经典要有用的多。他们不管这是什么游戏，多么有趣，他们看的只是这东西是否能给他们带来收益罢了。职业选手呢，在这些人眼中也只是赚钱工具罢了。他们为游戏所倾注的感情，这些人是不会理解的。 和你这种人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陈果实在不是什么伶牙俐齿的人物，空有一肚子的感想，却难以拿语言表达出来，最后只能很没分量的来了这一句： <laughs> “不学无术嘛，当然说不出什么了。”至于我这种人，那肯定不是你们这些人可比的。话不能这么说吧？叶修终于走过来了。 荣耀玩家有很多都是多才多艺的，游戏对于他们而言只是生活中的一点调剂，一点业余爱好，和你来会所喝两杯酒、打两把牌也没有什么区别。不好意思，我没说那些业余拿游戏做消遣的人们，我说的是你们，这些只会打游戏的所谓职业选手。哼， <laughs> 我们也未见得只会打游戏啊。叶修说：“是吗？” 年轻人目光在场内左右扫了一下，最后定在了某个角落，笑了笑：“哼那不知你有什么才艺，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吗？钢琴或者什么乐器，给大家来一曲助助兴怎么样？”年轻人目光所落的角落，摆着的正是一架钢琴，这可以是装饰，也可以找人来弹奏。 也可以是哪位客人即兴的给大家来上一段。说完这话，他一脸嘲弄的瞅着叶修，好像认定了对方一定会在这里出丑似的。乐器？叶修怔了怔，才艺也不一定非得是乐器吧？ <laughs> 那你会什么？千杯不醉吗？ <laughs> <laughs> 年轻人夸张的笑了两声，而且左右瞥着，似乎期待着有人和他一起笑。一起笑的人确实有，不过人家都笑的比较含蓄，直接哈哈出声的这个真没有。 <laughs> 不好意思，喝酒我就更不行了。如你所说，我就来一局。叶修说道。“你说什么？”这人瞪大了眼，一脸的不可思议。 叶修没理他，在很多人，甚至包括陈果、娄冠宁诧异的目光中，走到了那架钢琴前。我说：“叶修突然开口又问，你让我玩这个，你会不会啊？”“那当然。”这人游子一脸的不信，但依然很是自信的答了一句：“那很好。” 叶修伸手在键盘上随便按了一下，后道：“我现在弹一个，之后不需要你更出色，只要你能原样弹一遍。 <laughs> ”这人不等叶修说完就又笑了：“你是根本不会，准备乱弹一气吧？都这样的小机灵，你不觉得太无聊了吗？”叶修微微一笑，根本不解释，双手已经摸上了琴键。 大神深藏不露啊！楼冠宁已经在惊叹了。这个确实有点事。回到这边的陈果也呆呆的说着。说话间，叶修的弹奏已经开始，好像没有一点征兆的暴风雨一般，突然就来临了。乱哄哄的一堆音节，好像炸开了般的，突然就朝每个人的耳朵钻了去。 这什么呀？陈果惊讶，楼冠宁发呆，唐柔却在几个音节以后就已经乐了出来，笑得特别愉快。怎么？陈果忙问。在他听来，这话叶修这个貌似都是在乱弹吧？“野风飞舞。”唐柔说。“什么？”陈果茫然。这曲子叫《野风飞舞》。 是一首节奏非常快的曲子，通常会被人拿来炫耀自己手速的。唐柔说：“手速。”陈果先是怔了一下，随即终于理会到唐柔笑容的含义了。太可耻了，简直是欺负人嘛！陈果笑容满面的说：“ <laughs> 是的，太欺负了。”唐柔点头：“那家伙肯定弹不出吧？” 陈果幸灾乐祸的望着那年轻人，这位此时一脸的震惊，已经有些手足无措了。何止是他，这么快的话，这个世界上或许都没有人能弹得出来。唐柔说：“有没有这么夸张啊？”陈果惊讶：“至少我所知道的没有。”唐柔看来也觉得自己略夸张，连忙保守了一下。 就几句话的功夫，叶修的演奏完毕。因为弹得太快，只是几十秒，这首曲就已经被叶修演绎完毕。现场一片安静，所有人都望着叶修，目瞪口呆。在场的这些人士对于音乐一窍不通的人恐怕还真没有，所以此时才会被深深的震撼。该不该鼓掌？陈果悄声问唐柔。 不要了吧？怎么？其实除了快和没弹错，其他一无是处。他纯粹是练手速才学会的吧？我看是。现场对音乐有点造诣的，无不是唐柔这般想法。如此快速的演绎，实在值得来点掌声。但是偏偏这家伙的弹奏只是一味的求快，任何一首曲子都是有内容、有情感的。 但这家伙的演奏在这方面的表达基本为零，甚至可以说他的演奏连节奏都没有，就是快快快，能多快就有多快。除此以外，就是没有弹错音。这样的演奏给掌声，众人都有点觉得这是对艺术的不尊重。叶修显然并不在乎这个，弹完就起身，随即朝那挑衅者示意了一下。 重复一遍。你，你。这家伙有点慌张，但好在他确实也是有料的主。你弹的这个纯粹只是快罢了，你根本不懂音乐。喂，怎么能说不懂呢？你只能说我造诣不高罢了。不过我至少已经准确的弹了一曲了吧？下面该你了。叶修笑道。这人脸涨得通红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 啊，看来你是谈不出来了，好遗憾。那么，我可没答应过什么。这人显然很怕对方出个什么难题，让人在众人面前下不了台。好在之前叶修试图要约定什么的时候被他打断，后来居然就没再提。此时他也顾不上风度，把这当作救命稻草，略有些无赖的摆脱起来。没准备让你答应什么。 不过你确实是弹不出来吧？叶修说：“这样的弹法弹出来也没什么意义。”此人犹自狡辩。既然你弹不出，那我只好认识你，不知所谓，不学无术。你年轻人恼怒异常，旁边却有人拉扯了他一下，扭头一看，是会所这边的人：“李少，你醉了。” 会所方面的人得知这边出了点事情，连忙赶到，结果只看到这位公子哥颜面扫地的收场。在过来的途中，他们已经了解了一下事发经过了，知道这位捅了乌龙。楼冠宁几个平时都是窝在会所玩荣耀，这样的交际场合很少出现，所以认识他们的人并不多。这年轻人显然就是不知道这一点。 所以也不清楚这酒会主人什么背景，在看到荣耀职业选手被隆重介绍后，果断进行了看不惯的嘲讽。他要真知酒会主人的底细，即便看不惯，也不至于这样拆人家台，又不是有什么过节的。会所人员过来是为了平事这里的每一位他们都得罪不起，也不敢偏袒任何一方。 所以这时还点名身份什么的就有些多余了，那是逼着当中一方低头服软，左右都要得罪一遍，所以会所人员睁着眼睛来了这么一句瞎话，只为给场面搭个台阶儿。双方可以各闭一只眼的话，这事儿也许就这么过去了。只可惜正在气头上的吕少，让这一切变成了奢望。我没醉。 被称为吕少的这位，气势汹汹，大有不肯罢休的架势。